这个敦刻尔克这个电影啊，嗯，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？因为这电影里边呢有这个空战的场面，这个空战的场面里面呢提到了几种这个战斗机啊，一种呢就是德国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，就是从那个剑桥上面一飞过去，所有人都趴在低头，哎，那个；再有呢就是被这个英国飞行员打下来的亨克尔幺幺幺啊，他的这个轰炸机。 当然了，印象让人最深刻的是英德两种战斗机的对决啊，这就是喷火式跟 Bf 幺零九啊对决。德国空军啊，梅塞施密特 Bf 幺零九型战斗机，它是速度快，特别灵活，拥有两挺七点九二毫米机枪和两门二十毫米航炮，有很好的爬升性和俯冲性能。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它航程比较短啊，只有六百六十三公里。所以这种飞机要是。 按照现在的这个兵种划分呢，应该属于前线航空兵啊，就是争夺战场制空权的。呃，后来呢，在不列颠空战当中，他不能担负英格兰东南部的护航任务，因为呢，即便是他飞到了伦敦上空，空中作战时间就三十分钟，否则他就没时间返回基地了。英国这边呢，这个主力的作战的飞机呢是喷火和飓风，飓风战斗机。 装备了八挺七点七毫米勃朗宁机枪，喷火呢是四挺机枪和两门二十毫米口径的航炮。虽然这个飓风飞机呢在现役中占多数，但相比而言，喷火的性能更加突出。因为这个皇家空军在战斗中损失的大部分都是飓风啊，因为飓风飞机的杀伤力不够啊。七点七毫米勃朗宁机枪这玩意儿可能一战的时候打的木头飞机还行，打全金属的飞机啊。 就即便击中也很难击落，那因此呢，这个英军呢主要以这个速度较快的喷火来对付德军的 Bf 幺零九啊，然后呢用速度稍慢但是灵活的这个飓风去攻击德军的轰炸机。我们看这个电影当中啊，三架喷火啊掠海飞行，互为犄角之势，非常好看。但实际上，这种三机 V 字形编队是最被人这个。 诟病的，随着这个行动深入开展啊，一个致命的弱点就凸显出来了。英国战斗机采用的基本编队战术是 V 字形三机编队，这是一战以来空军的基本战术，长机在前搜寻敌机，两架僚机在后面并排飞，彼此掩护。一个中队十二架飞机首尾相衔，排成四个 V 型小队。 这种队形啊，在和平时期或者晴空万里啊，演习简洁漂亮，难以接受实战考验。因为两架僚机视野受限，既要跟随长机，又要劳神费力的避开彼此，在高度紧张的敌战区，这个容易疏于警戒，被敌机呢从后方偷袭。 而德国战斗机的强项是团队作战，恰恰这个像这个飞机编队作战啊，像这个转弯呐，那飞机转弯就被称为因麦曼转弯嘛，那就是一战的德国王牌飞行员因麦曼中尉他发明的。所以德国战斗机的强项就是团队作战啊。西班牙内战期间就发展出了四机啊编队的这个战术，灵活先进是吧？两个双机编队构成一个小队进。 并肩发动进攻，退相向而飞，彼此掩护。啊，每个双机编队，长机负责击落敌机，僚机负责掩护长机。每架飞机之间呢，保持着松散的间距。飞行员呢的注意力集中在空战，而不是维持队形。啊，所以后来这个你看，苏芬战争啊爆发以后，当时那个芬兰空军啊弱小的芬兰空军只有一百架飞机，而苏联呢。 第一次进攻就投入了一千五百架飞机，但是，呃，弱小的芬兰空军以弱胜强啊，屡败苏联啊，在这个三个半月的这冬季战争当中啊，给了苏联非常沉重的打击。除了这个芬兰飞行员艺高人胆大之外，就是他战术先进。苏联也是这种三机 V 字形编队，而芬兰就跟德国学啊，四机编队就非常有效。除了这个。 当时的这个这个说这个英国飞行员战术落后、经验不足之外呢，后勤很值得一提。英国是航空业比较发达，是吧？飞机呢和这个设备供应不成问题。问题这是战争的头一年，一切处于起步阶段。交到各战斗机中队手中的新飞机，往往崭新到连无线电都没装啊！然后这个驾驶舱里还挂着各种小零件，需要清理啊、加装啊。 调试啊，喷涂啊啊，这些就耽误了这个战斗机呢投入呃实战。而德国蓄谋已久，挑起战争，所以他的这个航空业的准备比英国人呢要这个呃就是充分的多。现在的飞机啊都有弹射座椅，那不存在跳伞高度的问题。但敦刻尔克大撤退呢是二战时期，这个飞行员要弃机跳伞啊，得自己爬出驾驶舱，并且呢啊打开伞。 一般来讲，开伞的最小距离至少要离地面五百米以上，否则时间不够开伞的啊！您往下一蹦就是自由落体，跟块烧饼了，肉啪啊就拍到海里了。而这个海上呢，不是地面，你你要说我往下跳，你你得看多高，十几二十米还行，再高的话加速度过快，压强也大。 是吧？这个入水后的速度能够达到三十米每秒，那不是闹着玩的，五脏六腑都震碎了。所以国际悬崖跳水现在规定，男的不能超过二十八米，女的就更少了啊。一般来说，超过五十米高跳进水里，人的生存几率就就就没了。您啊，您那就不是跳水，那是跳楼，是吧？那五十米，好家伙，十几层楼了，那跳下去还有活路啊？更何况呢，你入水你还得保证。 是垂直入水，你头或者脚先入水，最好是脚先入。您从飞机上一个蹦下去啊，风一刮啊，好家伙，您横着下去了，哇塞，是吧？是吧？那五米下去给拍碎了，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实际分析，如果飞行员的高度呢，在这个五十到五百米之间，最好的方案是迫降，而不是呢跳伞或直接往水里跳。 呃，从战争或电影的意义上讲呢，是不给德方留下喷火式，那或者呢，不想让己方已经近乎绝望的陆军看到飞行员跳伞契机，影响士气啊，也都可以这个自圆其说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说，呃，看这个喷火飞机没油了啊，在空中长时间它都滑是吧，螺旋桨都不动了，行吗？是吧？ 其实是风力允许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。那电影拍摄的这个细节非常到位，飞机没油了，切换副油箱的抖动，发动机上冒出的黑烟是细致入微的。而且大家都知道，像二战的时候的这个空降兵，主要就是两种方式啊，一种是伞降，一种是滑翔，对吧？那滑翔机不就是没有动力吗？就在天上飘，跟风筝一样。你看这虎口脱险。 不就看得很明显吗？是吧？就就那意思啊。后来这因为滑翔机实在是太没谱了，不定滑哪儿去嘛，是吧？因为它没有动力啊，是吧？就就就到地方了，它它下不来，是吧？所以二次大战的时候损失惨重的这个空降作战，都是因为这滑翔机的问题。但是它证明了飞机是可以在空中滑的啊。那么这个在整个敦刻尔克撤退当中啊，让这个英国的海空军也确实是损兵折将，代价高昂。 五月二十六号到六月四号，英军至少出动了三千五百六十一架次作战飞机，其中呢两千七百三十九架次战斗机掩护撤退，平均每天三百架次，自身损失飞机一百七十七架，战斗机司令部损失了至少一百零六架战斗机和六十九名飞行员，其中呢包括四名中队指挥官，还有十一人负伤。同一时期，德国战斗机轰炸机出动三千八百一十五架次。 各种原因损失了九十二架，那包括这个五十五架轰炸机、二十九架梅塞施密特呃 M E 幺零九战斗机，加上侦察机和其他机型，损失了一百三十二架。论这个交换比和损失率，德国空军小胜。但是呢，四百磅的格林曾经在希特勒面前信誓旦旦，帝国空军完全可能将敌人歼灭在海滩上，就牛皮啊，就吹爆了啊。 这只是英国皇家空军小试牛刀，后面呢还有更大的不列颠空战，请关注即将上线的袁腾飞二战专题音频，谢谢大家。行吧，行，那我就要撤嘞。